第十四课，保护地球母亲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一，虽然我建议这次演出的事情让小黄来负责，可是大家觉得他太年轻，担心他经验不够。大家同意我的看法。二，为了减少塑料袋给环境带来的污染。 现在超市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袋，有需要的顾客可以向超市购买。超市提供免费塑料袋。三，年轻就是健康，年轻就是美丽，不要太担心胖瘦。 也不要太关心自己长得是不是漂亮，是不是帅。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年轻人应该相信自己。四，虽然还有一部分宾馆会向客人提供免费的毛巾、牙膏和牙刷。 但是每次出差，他都会自己带这些东西，很少用宾馆里的。他不愿意用宾馆的毛巾。五。舞会上最好不要直接拒绝别人的邀请，如果不得不拒绝，可以告诉他。 我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一下，之后也不要很快又接受其他人的邀请。舞会上不要直接拒绝邀请。